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马博士和徐老师都在这儿啊，咱们可以说说一种你们不吃的东西。 <laughs> 孩子看一张照片，这今天的这新闻嘛，这个日本的明治奶粉，我就说反映了我一个担心，就是我对这个世界啊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。他们老是嘲笑我，比如说我说我说我不去日本，对吗？因为尽管我说日本人很负责任，没有什么辐射。 但是怎么知道？比如说，我到现在，自从大地震之后，我也不吃日料，吃过一次，后悔了，后悔了一个月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担惊受怕，我就觉得政府，我还是在香港吃的，我觉得政府真能为这事儿负责吗？咱们这个吃的这个生鱼片，真的就没有那个放射性物质吗？你看，我有一种不不信任、不安全感。好，今天出这个事儿，明治奶粉里边含有放射性，这个色超标吗？ 那么超标呢？日本方面讲，本来我还不担心，因为日本方面说那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，就是你们中国市场上用的呀，不是在日本本土生产，所以没有这个问题。可是呢，你看刚才那一罐啊，他没想到很多中国的父母亲呢是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，嗯，那这就又又有问题了。那他托人带回来也不表示他不可能是在澳大利亚生产嘛。 还是有可能在澳大利亚生产，然后透过水货的通路就回回流到日本。那不管你从哪里带回来，最主要是你看那个罐头应该清楚写明生产地在哪里，那就不用猜了吧。日本人这方面应该是老实的。是啊，这就假如按照这个很难说，因为按照我们以前是相信日本人是老实的，可是最近几年觉得怪怪的。 甚至在不老实了吗？呃，对，在日本啊，有人很刻薄的说：“哎，我们日本人也越来越汉化啊，中国化了， <laughs> 很多的东西啊，生产假东西，食物不卫生，食物过期的面包也在卖，在日本，我们看到那新闻是不敢相信的哈。所以这个这个奶粉啊，是发生这个事，日本政府是说有一个说法，说没有超标啊，每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啊。” 按照我们日日本那么严格的标准，那是安全的，没有超标的哦。所以这个事情还在还在要很多材料，我们还要再去看吧。对，最近很多人呃内内地的朋友讲叫恐日，就说到日本旅行啊，都说现在不去。我是觉得这里边是爱国的成分多，科学的成分少，啊，这一种一种情绪。因为你看香港报道了嘛，它就算是那个地方什么奇遇氏生产的这个奶粉，就算是有问题的。 吃一年等于照两次 X 光片，嗯，哦，是吗？就是就是这么，他这是科学，一这个算是超标的。那这功力还比不上咱们那个 PM 二点五呢，是吧？ <laughs> 对对，这没造，但是但是人家已经做了很大的报道了，呃，但当然了，我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这几年内地这个对于欧美啊，包括日本啊，都有一种这个不崇洋媚外的一种一种一种情绪。嗯嗯。那么这个情绪其实也蛮值得意义的。 我我我最近有一次吃饭，在香港有呃不深圳有朋友过生日，去一桌上好几个美女，哎呀，你们没去，我看的是最重要的啊，美女重要。可是他们讲的话使我就是非常不理解。微凉的，我我我值得转述一下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说法，就是比方讲到日本哈，呃这个时候到日本送死去啊，等等等等就这样讲，那这无所谓。那其中有一个这个这个女生就很很认真的讲，她说我不爱出国。 说我不爱出国，那旁边几个人说你为为什么不爱出国呢？他说他说为什么要出国呢？他国外好东西我都有了。我一想，他们就说他开的车是宝马啊，那个晚上泡吧嘛，喝 X O 啊，那法国的酒，身上用的古奇包，那意大利的，他就跟他问我还问我呢，他说是不是德国人看到开宝马的也很羡慕啊？我说是。 我说，大部分的德国人也开不起宝马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你要在你在法国，你拿个 LV 包，满街也是很少的，嗯，这就行了。我好东西都有了，为什么要出国呢？然后这个他们几个人就觉有几个就觉得不大同意他的说法，然后就眼睛看着我，意思叫我讲一些什么理，我也讲不出来，我只是说你的看法有你的道理，但是反正要是做你的家人呢。 就没什么趣味了， <laughs> 哎，哪像人家徐老师哈， <laughs> 要把这个地图上所有地方插遍他的小红旗儿， <laughs> 对吧？他旅游啊，每年他善用他的假期，一年要去一个地方，哎，他就看地球上还有多少地方还没被他殖民，嗯，我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有这种野心哈，那个地方我没去过，我一定要去。后来年纪慢慢大了，我的想法完全相反，就想说，哎，那地方我没去过。 可是世界上我没去过的地方可多了，还不不欠这一个，不差这一个，无所谓，我都没去，所以我经常去旅行啊，来来去去去同样的地方。像我刚刚前两天就去送死了，我去了东京，去了东京四天，可是也蛮好玩的。当然看到哈。 在街头到处都是讲，我们离他远一点。 <laughs> 肤色肤色 <laughs> 你很色。到处是讲普通话的人哈，好多啊，讲讲汉语，然后讲广东话，到处都是，还有还有韩国话特多哈。然后也蛮好玩，的东西该吃的我一样都没有小吃嘛哈，狂吃哈。然后好玩的，看到它市面上啊，蛮多商店卖三文鱼。 是标明说我们是从挪威来的，从丹麦来的啊，可表示说有部分的日本人他还是怕的，他自己都不敢吃。三文鱼挪威是本来是就是最好嘛，它那个峡湾是出三文鱼。因为我以前去常去没有注意啊，他现在我看不懂日文，可是我看到他写一张很大的海报，那表示说他特别强调。 我猜他是说里面呢不是本国的，所以你们放心吃吧哈。然后看到路上当然还是很多人戴着口罩哈，出路上班样哈。你感觉虽然说大家还是要生活在那边，可是心里那个阴影，你说没有吗？不可能的。你看到还有那种焦虑跟紧张在在那边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我倒觉得你就是说呃，住在中国的问题啊，还是有一个就是连信任系统都不信任了的问题。 就是说啊，他至少还认是吧？要真有问题啊，当然他抗日战争他不认 <laughs> 是吧？这大家不说，他说。别说，你这在中国，我就觉得，你看我呀，我不会做饭，我不会做饭呢。那么我吃两种东西，我就也可以给你们透露，呃，一种东西呢，我就是叫外卖，叫这个餐厅的这个外卖啊。好，那么他们北京还挺好，送里边儿卡有有有有几十家这个餐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知道？ 我不知道从哪里啊得到一个数字，就是一半的餐馆是用地沟油的。嗯，对，好吧。这种送餐你就很那么对，一半的餐馆尤其是送餐就用地沟油。于是我能怎么挑选呢？于是我就把原来我挑最便宜的，但是像现在呢，我就按价钱把最便宜的那一半 cancel。嗯嗯。然后贵的这一半呢，我也就发现很讨厌。我好不容易今天发现一个菜很好吃。 我这第二天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一喜欢吃什么，一直吃到腻为止，天天吃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有机会发现它变。中国的一切，包括饭馆的味道，变。今天很好吃，明天我点一样的，味道变了。然后，比如说我喜欢吃一个这个油麦菜蘸这个麻酱、芝麻酱，这么一个东西啊，蘸了很好吃。第二天的芝麻酱只有第一天的一半。 就我就说这个讨厌呢，你知道吗？就就中国，我就说你看，他又不像人家英国，英国人家的餐馆不好吃就不好吃，永远不会变，对吧？它永远都不好吃。那中国这个你完全就摸不着。我再吃一个什么呢？我过去还给他们到处传扬赞扬，就是湾仔码头的。 水饺，对，我觉得好。那个不变了吧？那个塑料封的，你说在北京买的湾仔码头的水饺，对呀，到处都一样的，到处都一样的吗？塑料封的。哎，这要我我星期我四个花样啊，星期一煮着，星期二煎，星期三蒸，是吧？还能做锅贴儿。我觉得比我们家包的都好吃。他以后应该给你免费做这么大广告。不是啊，他话还没讲完。最近的新闻，徐老师没看了啊。湾仔码头水饺名列其中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问题。 又出来了，然后他们说呢，说这玩意儿啊，这个煮高温三十分钟就可以灭杀，不可怕。嗯，可我一想，他就煮五分钟啊， <laughs> 这个奶粉就刚煮烂了。分钟不要煮成什么东西了？对，我我告诉你，我还是吃万家码头的水饺，因为我就觉得这就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，算了吧。就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一种我我的哲学跟你一样，我我我我的哲学跟你一样，因为你想到底讲奶粉 OK 有问题。 就是多多照两次 X 光。 <laughs> 你说地沟油，我这个送餐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是也不是说怀疑了，估计大量都是了。但是后想，咱千千万万的同胞不每天也在吃吗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不是这地沟油都到了什么呢？国家制定标准的部门呢， <laughs> 发布这个英变洒英雄帖啊，请人民群众给我们提供鉴别地沟油和这好油的区别的妙方方法。还有还有标准？对，不是他不他辨别不出来了。 他辨别不出来，就是工艺水平。可我觉得用我的方法最好，我最安全。我在中国大陆北京哈，不吃东西，不不，我还是吃， <laughs> 我什么都吃。可是我从来没吃到地沟油，因为我都问他们，哎，你有用地沟油吗？ <laughs> 他一定说没有， <laughs> 没有，放心，我没有。所以有放味精吗？没有。所以我觉得我我就我不管了，我问了，我比较安心嘛。虽然他骗我，我还是信任他。我在上海的郊区的一个风景点看吃油墩子，你知道的油墩子，那个锅旁边。 就挂了一个牌，坚决不用地沟油， <laughs> 写的清清楚楚，相信了吧？ <laughs> 没错，没错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说现在啊，就是为什么你吃这个吃那个，你什么都不放心呢？ 哎，因为啊，你要是生活在那么一个国家呀，就是钱是最高价值观，钱是最高价值观，钱是宗教。哎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行行业业件件事情，你买东西就是受骗上当，可以这么说。因为每每一个人呢，就是想着怎么能，你看啊，叫抢钱。 过去这个艺人出去演出叫走穴，对吧？江湖就就江湖艺人的说法，现在都不叫走穴，现在抢钱，他就完全是是抢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就今天老实讲啊，我对中国电影人都不佩服了。过去这个电影导演呢，在我心里是比我高很多。 很崇敬的，有梦一样的东西啊！可以根据演员说戏嘛？没错， <laughs> 这也是很重要的 <laughs> 原因。可是现在我发现，他们就剩下给女演员说戏了。你认为这个他也可以？哎，对啊， <laughs> 这事我比他聊得好，要说能说到高潮。没错，我是没他这机会，要不然咱聊聊试试。不，因为为为什么呢？我现在看中国电影啊。 就像防着一帮骗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不去中国电影院，我不去电影院看，我就事后买碟。买了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知道，我现在像守财奴一样在算计我的时间，我的时间是这么样的金贵。但是一个碟吧，我看着一帮中国电影的碟，你知道我每天的心情啊，我能挑一个小时浪费时间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帮骗子。这这别，有时候能碰对了，哎。 这个不错，这这没骗我，大部分是骗子。找行家先介绍一下，一看就浪费了时间。但是呢，有些吹的那么大，又要去看一看，对吧？就是这种，你讲，我就觉得我看着这对中国电影的碟呀，我就像看着一帮骗子。我怎么能够在没看的时候鉴别他，不让他花我的时间？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用多重的这个价值观。 你如果看到好的片子呢，你就当美学欣赏；你看到差的片子呢，就当社会现现象批判。因为你你你你用不同的价值标准来看不同的片子，我我骂他们哈，我就是自己也不例外。我已经发现了。 呃，不管什么行业，就不这这拿以我做例子，价值观开始在改变了。就说过去说咱们这个艺术哈，或者说咱们追求哈，现在啊，我真的是觉得徐老师就是昨天我们刚谈了一集话题，我发明了一种病，我可以给你看一看这个这个这个这种病啊，咱们咱们导演给看一下，我发明的这种病，这个时代病啊，叫可钱症。首先我就患上了可钱症与恋物病，你再看下一章。 这这这这是宋鑫给咱们找的，他的理想的咱们节目主编的理想 <laughs> <laughs> 然后理想国，理理理对理想国啊，这是他的乌托邦。哎，你你看没有？就是啊，我现在的这个这个感觉就是，很多行业，咱有时候接触它深了，我就发现了，你没有大家把他们抬得太高了。那你你觉得理由是哪里呢？因为我觉得爱钱疯狂的爱钱哈，好像。 饥渴的爱钱，那是我们都看到了，甚至参与其中哈。那别的国家也是啊，很多国家都是啊。没有，现在根据文涛的说法是爱到发疯啊，有怪癖的地步。可钱挣啊，对，它变成一种症，用病病症，那既然你说那是病，睡在那个房间里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。那 <laughs> 既然你说这是病的话，总有病因嘛。 啊，病因是什么？让人家那么爱钱呢？我觉得说会不会哈？钱是一个表象哈，那个结果病因在于说我们都非常需要自救、救济、啊、自保。因为当整个我们刚前面说到哪一份什么都好啊，整个信任系统崩溃的时候，地沟油、所有事情，不管吃喝玩乐的，还有生活上的，还有工作上的，几乎没有东西可以信任的。 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，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信任。余下来就信任毛主席了。对，除了 <laughs> 毛主席，对对不对？就敬祝他万寿无疆。对，那王建都没有，那就两个嘛，毛主席跟你自己嘛，你就只能信任自己啊！自己怎么办呢？那在这样这种世界，那只有其中一个病征啊，这是其中一个病征，就是要钱。你这个病看得非常好，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，一点我都不会怪一个谁，我也不怪我自己得了这个可钱。 钱证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我这儿还有同事给我告状，跟我们领导说说，说文涛最近想钱想疯了。 <laughs> 我说呀，哎呀，这个我，所以我说啊，这个朋友啊是没用的，有时候敌人更有用。嗯，他我还不好意思跟我领导讲呢，我就盼着有人跟他们说。 <laughs> 你说为什么？我就跟你说啊，就是为什么挣多少钱都没够？我告诉你为什么好吧？那你你先说，你先说。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就好比啊，我现在。 呃，I have a dream，我有一个梦，我有一个梦，我就希望呢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将来我到了老年，我能不能完全不麻烦后代或者亲戚？就是咱们断绝关系，我我不喜欢搞得太近，对吧？我我我我从我自己对中国人家庭的观察，我自己有这么一个雄心，我说将来我到老了，我能不能做到？不管我怎么样了，我预做安排，不给。 给任何一个家人添任何累赘和麻烦，你现在的能力就可以做到。怎么做？就你现在房子就可以做到了。什么房子，现在自杀就如果我中风了呢？谁照顾我呢？哦，这个是你明白吗？这谁谁伺候我呢？我怎么能得到比较好的服务？可以，我又不麻烦别人。你知道，在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下，他就会让我。你的意思是可钱是因为缺乏安全感？ 这也是他刚才的一种诊断呐。你有什么诊断呢？一个是要竞争，我我的诊断是大了背后的原因我们都知道，因为社会不公平，因为变化太快，因为我们对将来缺乏安全感。但是直接的原因是因为男人都是为了女人呐，恋钱呐需要钱啊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女人。徐老师最近有点。 <laughs> 不是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是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呃，人要钱呢，就三个境界。 一个是为了生活，那就弱势群体为了每天生活；第二个境界是 professional，就是专业，就像李嘉诚这样，他钱已经不是为了用了，是一个工作，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。嗯。但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男人，其实赚钱基本上都是为了女人。那同性恋怎么办？同性恋嘛， <laughs> 他为为他的爱人啊，他那那没完没了，永远你是不够的。 啊，更何况是你，假如你还有多的话，那你就更不够。所以基本上，世界上大部分的钱是女人花的。好，男人，而且而我最近还写了个博客嘛，因为你知道女人吧，我我写的博客是这样写的，说女人吧，她看男人吧主要就是看你有多少钱，她不问你的钱是怎么来的。比方说，我最近碰到一个一个一个事情，有个女的说她认识了一个上市公司的主席，后来我就问她，我说她那个什么上市公司，她那个上市公司做什么的？ 他说贴牌公司啊，我说什么叫贴牌公司？就是说他在深圳生产电器，生产什么样的牌子的电器都，他什么牌子都没有。但是你要贴什么牌，他就帮你贴什么牌。嗯啊，你明白？你你要做松下了吧？你要说 iPhone 了吧？你要做什么？他全可以做到，他就卖到全世界去。嗯，那不我们我们当时一听，那不那不造假公司吗？对不？对？我说那那你这个靠谱吗？你这个靠谱啊？上市了。 你明你你明白吗？而且另外一个，我听到跟我就是在那个饭桌上，我没讲完的，有个女的吧，她说她有三个追求者，一个是 <laughs> 一个是像家辉这样海外回来，现在在大银行里边做高管的，另外一个是在自己本地做电子做商业，那都很好啊。可是她爱的是第三个，那第三个什么是个村官，村长。哦。 你明白，所以，所以我们男人都不懂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后来据说他自己没说，旁边人就说，他睡觉都没睡就送一保时捷， <laughs> 村长啊，没有，可是春娘，你说为什么可钱，明白了吗？哪个村的村长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反正这个徐老师也够坦白的，对吧？我是了解他的钱呢，都用在两个女人身上了， <laughs> 一个是他的太太，一个是他的女儿， <laughs> 是吧？听说是，我是本来没什么钱，但是问题是，呃，男人看女人看钱，就像男人看女人一样。我写个博就说，男人看女人漂亮，不问原因的。 你你不会去想她为什么漂亮，嗯，还有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名的人呢，我们只看人有名，我们就追，也不问他为什么有名。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官，我们只看他权力大，嗯，我们也不问他为什么有名。那背后还是会会骂他们我觉得说爱钱啊，就像我们同意全世界都有太多人爱钱哈。我觉得在中国也反而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爱钱，一种是怕穷。 嗯，怕穷啊！我们当然两两个东西是呃有相关哈。为什么那么疯狂的爱钱呢？我们太怕穷了。为什么怕穷呢？因为在中国普遍来说，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哈，可能是还有一些毛病在，还有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当你被认定为穷人的时候，你所受到的不公道、不友善的对待是如此的可怕的啊！可以没有底线。 所以说，我们是因为怕穷而爱钱。本身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我也碰到太多太好的中国人了哈。他问那个钱，真的不义之财他是不要的，不管是男是女哈。假如我们都说中国人爱钱什么什么，我觉得太对不起那些好的人哈。对对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对，可是说呃呃呃，太多的人，包括我哈。假如在中国生活的时候，我在想象，千万千万不要做穷人。 啊，做穷人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在美国生活过，我们知道好像有个底线在，不要说社会福利的保障，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对，你有尊尊严的底线。在中国这个种种部分没有的，你甚至所谓的猪狗不如，我们怕穷，我们当然就无无无穷无尽的追求钱了。我觉得这两个心理可以分开来看。我我我想大概怕穷跟爱钱还是两拨人。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两种不同而且你讲那个怕钱，我非常理解。地沟油可能就是怕怕穷的。嗯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，那个是爱钱的人做主，是贪的。